锵锵三人行，嗯，这个我一向是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对吧？嗯，这个是非不明，爱憎不分啊。但是最近我有点恨上这个中石油、中石化了。怎么了？这个两桶油，嗯，因为我得首先得承认，我对这方面的事情完全不懂啊。嗯，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开始挺讨厌这两个单位啊？就是首先我看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北京现在这个雾霾啊，嗯，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很有意识的减少我在北京，就尽量少在北京停留，办完事儿立刻走，嗯，我因为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肺癌啊，你真的是会会死人的，短寿十年呢，在北京这个空气啊，这个空气到这个一个程度，跟洛你知道化验出来了就是有毒的，就是有毒的，跟洛杉矶那次光化学烟雾那个是一样的。 嗯，死洛杉矶那次死了好些人呢，嗯，所以北京这个地方不宜人居住了，这种雾霾，嗯，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资料，一个报道，这个报道讲啊，主要的原因不用说别的，汽车尾气，对吧？于是我们现在说，哎，这个不要说别人，自己就应该不开机动车，你少开机动车，呃，这个等等等等，就在说这些事儿。可是我又看到一个说啊。 其实更要命的原因是什么呢？油品的质量。嗯，我们这个油啊，里边的这个含硫的这个指标，高于欧盟欧洲的那个标准很多。嗯，而如果说真的你把我们汽车用的这个油的这个含硫的这个标准，严格按照欧盟的这个标准，如果达到这个标准，等于你减少了上千万辆的车。 嗯，你明白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关系吗？于是让我意识到呢，这个油是谁炼的？嗯，就是咱们这个两桶油嘛。嗯，偏巧呢，我又碰见咱们公司，那昨天接我，呃，司机一路就在骂，说这个就又涨价了。 <laughs> 后来我就开始呃开始去学习一个我不懂的问题，嗯，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一直听到人们在骂它，嗯，对吧？ 涨价什么这个的，我开始认真的看了看，看了看，看了看。凭什么涨是吧？对比方说啊，他现在这个涨价是有一个中国是有一个么一个规定，所以中国有的时候也是好心办坏事，你知道吗？就是他要连续二十二天有这么一个标准，什么三个地方的原油什么平均变化率。 你看，就是咱们就不懂，生活在一个非专业、三个出原油社会里，就是这样。这种变化率连续二十二天达到了一个什么百分之四或者一个什么一个升幅，然后这儿就有了可以调整油价的理由。于是呢，照这个标准，但是真真正它反应这么慢呢，它现在真的涨价的时候呢，国际油价在下跌，嗯，所以就很多人怎么在骂台湾人家在降，我们还在涨。 嗯，然后就联系起来。过去中石油、中石化一直说说我们炼油越炼越亏损呐，嗯，可是你又是最赚钱的企业，就这些啊，我就完全闹不懂它是怎么回事。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几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一般一个国家如果它真的很注重环保，比如它关注空气素质的话，它通常会采取的手段呢，就是有时候会故意设置一些人为的障政策或者关卡。 去让它的油价不要太低，嗯，因为当油价不低的时候，就油价比较高的时候，就能够控制或减少汽车出行嘛。所以你刚才讲的是矛盾的两件事，就一方面我们怪罪这两间石油公司，他们的炼油可能炼得不够精、不够好，所以我们的油的品质不好，所以排出来废气很多。但是另一方面又怪罪他们呢，油价呢又太高了。 那么，如果油价便宜点就好。那油价便宜点好的话，那就大家都开车了，车也开得多了，然后废气又多起来了。那我们想怎么样？呃，当然，他说的也是一个角度。世界上呢，大致上是这么两种的发达国家哈，采取这么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它的路呢是免费的，大部分是免费的。然后它采用国家的强烈的政策。 把油价弄到尽量的低，嗯，虽然美国人从我二十年前读书的时候，一辆车加油只要十几美金，到现在要五六十美金，即便是五六十美金合下来还是等于三百多块人民币，所以美国的油现在比中国大陆的油要便宜。那么它呢，就是说主要的交通呢是靠汽车，那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都是这样的做法，嗯，那另外一些做呃那个国家呢，比方欧洲跟日本。 他们呢，就像文道的说法，他们因为国家小，所以呢，他想好了，希望大家不要开车。日本，呃，据说汽车的拥有量跟人口差不多，他一亿多人，他的汽车一亿，但是他没法开。嗯，你我曾经从东京开到京都、大阪，嗯，路上没什么车的，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光那个高速公路费啊，就等于坐那个他的子弹子弹快车。 嗯，就是你你你，假如一个人你是绝对亏了，你你就是等于还不算油钱哈，它的油也贵，油跟香港差不多，嗯欧洲也是，嗯而它的收费，它通过油贵跟收费来使大家去坐高铁，去坐这个这个铁路。嗯，好了，你看这么两种策略以后，你发现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中国第一高速公路都收钱。 就是采用了日本跟欧洲的这个方法，都收钱。第二，中国的油价呢也往上升。现在的油价，我告诉你，五六年前你在深圳加油是香港加油的一半不到。嗯。现在呢，差不多是百分之六七十。嗯。加上汇率，差不多是香港的七十。换句话，中国大陆现在这是这哪一头都没捞到，你知道吧？ 车子、公路要收钱的，油是贵的，车子又不限制，整个车的蓬勃发展，汽车工业跟高速公路跟那个两桶油都是推动 GDP 的主要的动力。嗯，所以你看这个没有一个计划的，只有赚钱没有计划的就是这样。而且这里面呢，牵涉到很多的部门与部门利益之间的矛盾，谁都有利益。你比如说像汽车产业，是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大力扶持的一个产业。 那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汽车会膨胀到这个程度，是乃至于形成一般的年轻小小伙子，他们都心里面形成一个印象，就觉得出来工作就必定要买车。女孩子说没车我不不谈朋友。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买车普遍的买车是最近十年才形成的观念？嗯。那么这整套东西的出现就跟我们要推动汽车产业相关。那我们推动汽车产业是不是表示我们要走 <clears throat> 北美洲的道路呢？ 就是像刚才子东讲的那种，就是人人都是开车出行，但是其实中国这个地方并不适合北美洲的做法，因为首先他们是地广人稀，美国就算三亿人口，它还是比我们松松宽多了。第二，它公共交通呢没那么发达，因为它城市间没那么密集。但中国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中国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路？就中国。 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能这个选美国，那个选美国。比如说，我们不能够走美国三权分立的邪路等等。对。那为什么汽车产业、交通产业我们又要走美国式的邪路？对。中国负担不起啊！ <laughs> 我们十几亿人就这么点地方， <laughs> 我们能够这么跑，就这么点环境负担这么大，我们根本负担不起这邪路啊！这是。所以，文道，你这你你你你说这个，我倒想起一个题外话。哎，我就说，我有一个，假如假假如我是政协委员，我有一个提议。 就是说，我这个提议啊，你驳不倒我的。我认为中国大陆应该取缔狗仔队。嗯，为什么你驳不倒我？就是我就是跟你这个好友一比呀，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你的国策，你从邓小平大人开始，你一直以来你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你反对的是全盘西化，对吗？好，那么也有些人说狗仔队，这不是西方？ 都有嘛，但是我要跟你细讲这个理儿啊，你不是全盘西化呀，对吧？那么好，你说西方式的这个新闻自由不适合咱们的国情，这我同意。你说西方式的这个三权分立不适合我国情，这我们也同意。那么你说西方的狗仔队啊，哎，这行，这我们可以，这。 你道理在哪？对，好，那么你说这我管不了，这是现在网络社会。可是不是啊？你对于某些敏感词，事实上证明你要管，你完全管得了。嗯。那么，那么你你你不能说到最后，因为传媒娱乐工业已经有这么大了，你又不准报经济。现在说土壤污染也是国家机密，对不对？你又不能报政治，那么唯一可以开口的就是娱乐。 对，那么而且他还有个理由说可以拿来打击贪腐，对，哎抓抓表骚。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就就让人们会变得非常的遗憾啊，就是说，那么你说你不全盘西化，但是。 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一般是取其糟粕。对，呃，不是， <laughs> 我们现在是反。你这个，你这个不能自圆其说呀， <laughs> 对吧？这是我就当然，这不是题外话了。我就说，你说这个油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就是道理？道理很简单，他刚才提的这三个都是非常赚钱的。嗯，你看油公司这几大中中海油最近还收购了 Exxon 在国际上都很威的。这个这几大油集团是现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多少强排在很前面的。 第二，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各个地方的龙头企业，嗯，就是 GDP 的增长。第三，中国的高速公路的收钱，大家都知道嘛，收的是不得了的，所以我都搞不懂。像在现在长假期啊，高速公路可以开放，那个让大家开哈，这个实际上是高速公路的老板向油集团让利啊。 你知道他这几天一开放，油多了多多少少，哎，对不对？春节我这个都是车回石家庄，从北京回石家庄，我就知道我们原来可以很快的到家呀，因为一路都打开不收费嘛。那个时候春节这几天这个对民开恩嘛，就是 <laughs> 不不不不不都一路高速公路就就不收费嘛，哗一下，一直就比平常少少少两个小时，我能开到。 我的快成这样，快成这样，因为它就跟美国的高速公路一样，它那中间没有拦卡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当我在感恩之余啊，我突然想，好像你本来就不应该收费啊。 <laughs> 对。但是大国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不是，按照你当时说的，由纳税人的钱修的路嘛。就算他说要这个为收回成本，有些早就收回成本，不知道多少年了。就赚了，真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没有？这个深圳 PM 二点五废气排放中，深圳市长说了啊，汽车尾气占了百分之四十九点七啊。然后呢，其实深圳现在还推行一个什么呢？深国就是四号这个汽油硫含量是吧？仅为呃国三三的这个呃，就是现在大部分地区是国三。 现在深圳推行一个国四气汽油，这里边的这个硫含量啊低于五十 ppm，然后你看呃使用之后啊，就是二氧化硫减少幅度达到百分之八十。你知道我我我这需要查一下啊，好像欧洲的那个标准呢是十 ppm 以下。嗯，那你说为什么人家干净呢？嗯，我们不要走欧洲的邪路， <laughs> <laughs> 跟欧洲好像差到上百倍。 嗯，跟美国也差很多倍。对，呃，当然我们可以有点正能量的说法。你站在呃呃管理者的立场上，我们中国既要高速公路收费，又要高油价，又要汽车发展，因为我们人多嘛。嗯，我们我们又要高铁，我们条条都要通。回到这个具体问题来说，其实我们现在是比人家高几十倍，甚至上几百倍，降下来完全技术上根本就做得到。 完全，我们的炼油设备，我们的很多都是零几年，要做升级就能做了，真的都能够说，主要是钱来谁出？嗯，现在根根归根结底的问题，这个钱谁出呢？有三家，一家是政府，嗯，一家是两桶油公司，嗯，第三是顾客，就消费者，嗯，啊，就是谁来出？有专门这个委员会讲这个标准的。 呃，我看农工民主党的提案是说，这个委他查了一下，原来这个委员会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来自两油公司的，嗯，就炼油行业的。这首先这个点先要改变，你你都是从炼油行业的人来定标准，怪不得标准定的那么低嘛。这个这个很正常，在我们国家 <laughs> 这种情况。你你明白吗？所以他把标准定的低，因为他的油劣质的油就好卖嘛，嗯，好一点的油，他就再再差一点、混一点差的，你知道。 大陆加九八，好好死了，贵死了，很少地方加得到，就等于香港普通的油啊，是吧？哎，就香港最基本的油就是等于九八。那美国呢？美国也是这个是最低的，这是最低标准。哎，欧洲的其他还要高。我们那个九八，我们大部分现在加九三呢。嗯。但是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个三头谁来负责呢？一个说法说不能让政府来负，为什么？政府的钱是全民的钱。 你让政府来付这个钱，等于是要全民为开车的人买单，对， <laughs> 不公平吗？在这一听听上去，大家老百姓都都觉得对 A 的，我们平常吸气，你们排气，现在还要我们来花钱来让你们排，气补贴你们，不愿。那油公司呢？油公司他现在又说了一大堆啊，什么利润不够啊，他的他三个环节哈，买油、炼油跟就是加油站，炼油是最亏的。 对，所以他现在最愿意的就是扩大加油站，嗯，你明白吧？就赚这个钱，因为加油站还有但是我就不知道了，为什么这个两桶油又是最赚钱的企业？当然，国际上又是有名的啊。然后他一方面说我每炼一吨油我就亏几百块钱还是多少钱？嗯啊，越炼越亏。但是有人说呀，他好像叫什么呢？他把这个利润转移到上游，嗯，等等。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他的这个赚钱还是亏钱呢？也让我一个搞不懂。他怎么就是说他这个是特别的，说越炼油他越这个亏钱，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为什么又是最赚钱的？是大大部分能源公司都是这样。你现在住在香港，包括我们住在新界九龙这边，你用这个中华电力。 他们也都说，他们年年都在亏啊，但年年他们都最赚钱了。香港，香港，香港有利润。香港也一样，香港是国际上油价跌的时候，它跌一点点；国际上加的时候，它不不加很多。呃，香港也是，香港油价也是加的。通常呢，是你一个地方呢，你能源机构啊，就能源这个东西很麻烦，因为能源企业它最赚钱，而且它铺很多网络，它要大型设备，所以它多多少少带有一种官方特许色彩。 所以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市场里面，通常人员公司数量不会太多，所以他们之间的竞争也不会太大。那于是他们就可以垄断或者是联合垄断来定价，然后跟政府也协议出一套最好的利益保障方式，而且他也有理由。什么意思叫利益保障？就是说，我现在我给你干这行，你得保证我能赚上多少钱。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不能保证我长期内能够赚到这么一笔钱的话，我的股东。 他们怎么愿意支持我？怎么来做这个投资？这个生意成本这么大，这买卖怎么做呢？对不对？哎，但是我就看中国有的经济学家说了，说他这么赚钱，等于是啊，中国人民交了那么多的税费，实际上给外国股东赚了大钱。其实情况还更复杂一点，因为中国的油公司啊，它又跟美国的、英国的油公司不一样。嗯，的上层其实都是政府官员。对呀，都是很高级别的政府官员。 这个跟我们汉代的盐铁论一样，嗯，这个都是国民经济里最重要，而且是有战略意义的，嗯，整个国家的血液都在里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他要跟政府抗衡啊，我觉得就是理论上是不行的，但实际上现在存在，实际上现在就是存在，因为他们真的是为为代理人服务了，他不听政府的话，虽然他这些人根本红机子就在桌上。 根本就是国国企高层就等于是省省部级的干部，对。可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很多理论家现在在研究，就是说国家有了利益以后啊，他就是不跟我们原来想的人民啊、政府这条不是一条心了。嗯。所以我刚才讲那些第三个承担对象就是就是。 加油的人就老百姓，那老百姓就苦了，就就是说，已经油价涨得这么厉害了，你一会儿又多出个理由，又来加我们的价，对不对啊？所以又是怨声载道。所以这三方，比方说你你今天你们来看哪一家应该应该承担这个石油是战略，算战略储备物资。美国人会被当成战略美国人为了保证他的老百姓能够用便宜的理由，就是他全世界的扩张。 嗯，他在全世界的做警察的最大的直接目标就是使他不用自己的油，用中东的油。你看，说起来还是咱们香港最和平。咱们拿奶粉当战略储备物资，枪 <laughs> 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找的这个资料啊，这个两桶油吸钱大法，转移利润向国家索要巨额补贴，这是他吸钱的手段。 然后呢？南方周末甚至有这么一篇文章，作者李杰写的，标题就叫《让两桶油亏损吧》。你看他在这个文章最后写啊，就说两桶油成为最赚钱的企业，这是我们心中之痛。他的意思就说这不对，他说两桶油的亏损才是真正还富于民的标志，也会是打破垄断、实行体制改革的另一个开端。这两桶油要长期亏损。 一方面给民众现实的好处，另一方面给国家带来改革的冲动。国家不能整天给他们贴钱吧，那只好让能干的人来参与这个市场，让民企、私企、外企垄断也就打破了。 <laughs> 所以他的论点是，两桶油就不应该是最赚钱的。但本来呢，这个讲法呢，就是向来主张市场派的学者、评论家都这么讲，说中国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垄断。但是呢，除了垄断，说还有个问题，就刚才子东你说。 这里面他们可以不听政府的话，或者跟政府不是一条心。但首先问题在这里，到底有没有一个政府？什么叫政府？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里面每一个企业啊，尤其国企背后都是国资委，都是部门了，它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今天的问题不是政府跟国企闹矛盾，而是这个所谓我们以为铁板一块的很大一统的政府是内部矛盾。 你比如说，你现在今天就不同。对，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空气污染问题，你当初你要是知道这种事，你去跟做汽车、扶植汽车产业的各个地方讲说，哎，你们要小心啊，别搞得太过分。你觉得他会听吗？他说这不关我的事儿，我要坐车。跟修路的人讲呢，他也说这不关我的事。跟石油公司讲，他也说不关我的事。 等到空气问题来了，然后环保部门要监管要出声了，大家就会互相指责，这都是他的问题。所以现在，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觉得就是真是这么多年，的这个恶果现在出来了，人没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嗯，你说这个移民移民，对呀，大量移民澳洲，我觉得真的。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